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对于喜欢四处游玩的旅行者来说，自拍杆是个好东西，它可以让手臂变长，获得更好的拍摄角度。不过， 自拍杆有个弊病，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那就是如果自拍期间突然想拍点别的景色，比如正划过天空的流星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把自拍杆缩短，然后把相机或手机取下来，放好自拍杆，再用相机或手机来拍摄。等你弄好这些，估计流星雨早就过去了，怎么办呢？ 试试这款可以改变拍摄方向的自拍杆吧，让你三百六十度无死角。和普通自拍杆一样，机身上有一个按键，不过这不是拍照按键，而是控制电动云台的。每按一下，云台就会旋转一百八十度。自拍还是拍他人，一眨眼就能搞定，再也不用担心错过转瞬即逝的流星了。十一。 传统自拍杆有什么优点？十二，传统自拍杆的弊病是什么？ 十三，新款自拍杆有什么特点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机器人是人类发明的最复杂的自动化机器之一，它能够帮助人们做很多事情。 机器人干起活来又快又准，而且它不怕脏、不怕累，因此应用很广泛。一说到机器人，你可能会想到电视中那种跟人一样有鼻子、眼睛的机器。其实，现代机器人大多还没有达到这种逼真的程度。它们不仅没有鼻子、眼睛，甚至也没有胳膊和腿。它们有的像机器，有的像怪物，有的脑袋又尖又长。 有的三头六臂，真是千奇百怪。机器人刚造出来的时候，只有一只手臂，称为机器手。机器手是个相当复杂的装置。大多数机器人的手臂都像人的手臂一样，能够进行弯曲和翻转，还能够夹住东西。现在已经有可以用来处置炸弹的机器人，这种机器人体内安置了一个摄像机。 当机器人用专门的开启装置打开包裹时，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摄像机进行观察，然后通过遥控来指挥拆除炸弹。这种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有效打击恐怖袭击，保卫我们安宁的生活。十四，以下哪一项不是机器人的优点？ 十五，根据本文，机器人是什么样子的？十六，根据本文，机器手有什么功能？ 十七，怎么通过机器人处置炸弹？